锵锵三人行，恭喜发财。 这个马先生，马先生今天带着财宝来的，而且尤其是咱们广美啊，看出广美是过了春节跟我们真是无私的奉献。这个，咱咱节目不是有特殊要求吗？哎呀，这是咱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回见你露这么多，那你真的是太少见我了。我我代我代表我们全体节目上下 <laughs> 感谢你露一膀子。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laughs> 兔年行大运。哎，兔年兔年，反正咱们今天就是活色生香啊，呃，有色而且有才啊。 马先生，马先生最近淘宝啊，这个春节给咱们献宝。虎年刚刚过去，嗯，马先生给我们介绍这个虎，这个这是我这个虎年呢，正好去香港那个古董交易会，但当时呢，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我就特喜欢。哎呦，我觉得这东西太生动了，这个虎头是吧？嗯，这功能我还不是很明白。然后我有个朋友是谁，这个这个文涛也认了，小俊就跟我说说老马说那东西好，你干脆这个说说就买了吧。 我就去了，跟那人一谈就买了。我买完以后，事就事就大了，因为买完以后就会被人注意嘛。注意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所谓买，不是当时点钞，就是说，哎，嘴巴一说就行了。说这东西多少钱？说好了，我要了。然后后面再办手续，就在这个这这当口，就很多人来找我。有个人说说能不能，包括那卖我那人就说，我能不能给你十万块钱，你就别要了。哎呦，就开始有人加钱，当场就反悔，就等于他也不反悔啊啊对。 就是你要要那我还尊重我们这个商业嘛，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拿十万块钱走人，那这个东西你就不用要了。就是说你那刚才那一句话就许诺我买了这句话值十万。 然后那是你的一句话值十万呀？对，也有这个缘故，就是说，因为我买了，马上就有人来注意说呀，这个东西从艺术角度上讲就做到头了。它是一个就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这样一个镶嵌物，具体镶嵌在什么上面我们说不清楚。青铜的啊，青铜错错金的。为什么我拿这么个错金呢？就是如果洗干净，就跟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嗯，关键是它那两个眼睛是镶嵌上去的水晶。 水水晶，而且里边还有瞳孔呢，对，非非常的生动。哎，那么我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活跃，就是你还没交钱呢。那过去你做生意，你得先拿家去，然后搁搁上捂上一段时间，没错，你再拿来卖，那当场就有人加钱，而且那个本主找我来说，给你加十万块钱。 那就证明人家要加的比这个要多。你知道他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呃，今年的这个古董艺术品这个市场啊，已经疯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也是接触到好多这个过去的藏家呀、行家也好，都说呀，几年前甚至一年前卖给你的东西，嗯，现在纷纷回来说我加一倍价钱，你再卖回给我吧。对，就是能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可能可以以十倍的价钱再出去。没错，现在就是疯了，他们有人讲啊。很快。所以说，马先生，我说咱们这恭喜发财，你得跟大家说说 <laughs> 这个古董艺术品收藏这个市场，嗯，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呢？ 你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如果你你从收藏的这个角度上说，那肯定是不好，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钱，甚至国家的财力都不足以支撑这个艺术品市场的这种收藏。就说我是国家的博物馆，我每年拨个经费，过去拨几千万就挺多的，你现在几千万连一件东西都买不来，对吧？那么从资本运作的市场，它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其他的。 这个，然后我们说来路不明的钱都来了， <laughs> 就是呃我们不了解的都叫来路不明的钱，就全涌进来了。那么资本它就变成一个资本的市场，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投资物了而已。那么这个像形势就很诡异，因为我看啊，这个也现在也有分析，就是说。 资本一进入一个东西啊，就跟房资本进入房地产，资本进入什么重工业，现在资本进入古董艺术品市场，什么概念呢？嗯，资本最后他会不会要求定价权呢？他当然会，那肯定。他把一个东西都收了。 他就可以操纵价格，对对对，对吗？那这个到最后，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爱好者，嗯，就是你你知道他的这种感受是什么？他说：“你想想，现在就买东西啊，我们做多少功课？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先要看展览，嗯，然后翻书、查资料、研究的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大半年，嗯，好做好准备去买，嗯，但是从哪儿杀来一个程咬金，他什么都不看，嗯，他只看你买什么。” <laughs> 你要举啊，我就大你一口，我永远大你一口。你买什么？最后你做了半天功课，人家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买走了，他就是这是资本市场啊，就是那那那这是也符合当代的世界经济，当当代的世界经济全是向资本交枪的，那是肯定的。这个不光是中国，就全世界都是这个状况，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小。你看今年，今年算是一个。 呃，暴涨的市场也就五百多个亿，五百多个亿的这个市场当然比电影大啊，电影一百个亿就是比电影五倍，但是五百多个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全没有全国的方便面卖的多，你这是还是还是小，所以它资本就容易进来。哎，你哎，国美你现在也是这个加入什么前门了， <laughs> 反正是有钱人了，你怎么不想想想想想不想投资这个领域呢？ 我觉得人只是宇宙间的一个过客，他存在的时间比我久得多。我去拥有他，其实我没有拥有他，是我被他拥有了。嗯，你这话，所以不不是我，我对不起，就是因为我我我从小呢，我唯一做过一件收收藏的事情，我就集过邮。嗯，我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困于他了。嗯。 我我还得担心他会不会受潮了，怎么怎么着，还给他翻个身，什么什么的。 也许是一种乐趣，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受困于这些东西？所以我不晓得，可能我现在活到这把年纪，我觉得就是就是无挂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如果等我身后我还想着说我家里那么多金银财宝，又这个那个，而且你对这个你对他还有责任，因为它是一个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文物来的。你说钱吧，你说你捐一捐什么慈善机构，裸捐一下，或者是你传给下一代，或者是怎。 怎么怎么着，那也就算了。这些东西你对他，你怎么怎么办呢？所以，嗯，就是我跟你说，就财富也是负担。像马先生，就是已经留下遗嘱了，是吗？ <laughs> 要要要都捐了。所以我都问，我都问，我都问马先生，我说你每买一个宝贝回家，你还得给他找个安身之处。 嗯，是的，那呃，文化它就有一个特征，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继承者，就是对文化，在这个面前，我们就是无非是一个继承，总要有人去管，对不对？那么你有多余的财富，因为我们今天，我想每个收藏者，不管他是投资还是收藏，他还是一个多余的钱嘛。 多余的钱拿来为文化做一点事还是应该的，就是呃，还有这个这种无呃这个这种挂碍，实际上还是一种无挂碍的表现。就是一个人正常的人啊，在今天如果有巨比较大的这个数额的财产，他不会静下来，他除非是一个物，你比如是这个，他就静下来了。嗯嗯。如果他这个东西，比如这堆东西是钱呢，我就想这钱我拿着它干嘛呀？我再买点别的吧，他又还是静不下来，或者去投资，投资就会有懊恼。 哪个行业投资呃都是懊恼大于欢乐？但是我现在看就是这个古董艺术品，今年这个市场屡创天价，的，听说了吗？嗯。乾隆那个瓶子，好家伙，一瓶子五亿多。王羲之的什么平安那个铁呀，啊，还有这个什么来着？那个底柱底柱明，黄庭坚的底柱明，就是屡创亿元的这个高高价。可可是有人说还没到顶呢。对，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二零一零年的状况就是五亿的。 人民币啊，我们有人民币几件？五亿的有一件了，突破五亿的四亿的有一件，三亿的有一件，两亿的有两件，一亿的就十多件了。它这个阶梯状还是很就是很漂亮了。哎，那中国的这玩意儿现在的这个市场，你觉得是正常的，还是说隐含着危险的？我觉得隐含着是一个正常隐含着危险的这么一个正常， <laughs> <laughs> 就是隐含着巨大危险的一个正常状态。危险在哪儿啊？危险就是说。 呃，肯定会有人踩在最高点上，砸手里。对，如果你就是投资，就是你没别的，你就是想赚钱，你你很难。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呃，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有时候可能就就觉得大家心里也比较平衡。就是，呃，有钱人得有地方消耗财富，嗯，你让他消耗点也没什么坏处。你说他捂一捂。好。 他他要去歌厅，他都八辈子也去不完，对不对？没错，没错。所以你跟就是其他的消费场所呀，你跟艺术品比起来，那都不叫钱了。 吃顿饭，什么上个歌厅，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你没错，那瓶子比飞机还贵呢。没错没错，对吧？王老师，我看到你的藏品啊，我觉得你真的是打从心里面。我喜欢喜欢那种爱眼睛放光的那个感觉。但是那个花五亿去买那个瓶子的人，他真的对艺术品的理解跟喜爱程度也是这样子吗？我不要求别人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一个层一一个层次去理解，他看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呃，他的出发点，呃，假设他就盯住了财富，而且他又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给他还会带来巨额的好处，那我觉得也何乐而不为？总有人要冲上去，呃，你总比我我们过去艺术品不值钱要好。 啊，你还觉得这是好事对，我觉得总比过去那个状态是好的。嗯，而且他们讲呢，你说你你比如说，一般都是一种比较俗艳的美，比如说乾隆那个对对简单的美，那叫一个花团锦簇。嗯，这这这种东西好像炒到了最高价。嗯，可是后来有人讲啊，其实历史上代代都是这样的。 主流的审美的这个形态，当然都是比较呃干嘛比较艳，简单，哎比较甜，对吧？看上去就就就花花团锦簇，嗯，这样的就就能卖高价。对，那一直都是这样。你要你比如讲那五一五的那个瓶子哈，呃那是乾隆时期的啊。如果乾隆在世的时候，你要拿着这虎头跟乾隆换，哇，乾隆乐死了， <laughs> 就是说我赶紧多烧俩给你。 乾隆的审美本身很高的，我老说今天人，你别看这么多人去买乾隆的东西，但是都达不到乾隆的审美。没错，你看这个，我看这个乾隆在这个谁呀？呃，这个苏东坡那个《寒寒食帖》啊，包括后边还有黄黄黄黄庭坚写的字，乾隆在这儿写啊，就是他能够，我觉得他这个审美水准呢，就说你看叫无异于家，乃家。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啊，苏东坡这个字和黄庭坚这个字写的，你没有刻意的要去往好里写，嗯，这种自然的无意的状态，它产生了好。你看，这就是审美到了一定程度的人啊。呃，他尤其他早年的像乾隆皇帝，他早年的教育特别好，就他身边的帝师，他从幼小啊一直到他二十五岁就登基以前，身边全是中国一等一的人才围着。那你当然不一样，我要让人家围二十五年，我也不是这状态。 <laughs> 所以咱们现在还整天有。 钱的人都追求皇家气派，实际上你那水准比起真皇帝差远了，差远了。对，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既然说到皇帝，咱来看看这个雍正啊。哎呀，他这是他们的座吧，马老？有讲究？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雍正时期的过枝碗，所谓过枝啊，比较过墙，就是它这个它这支从外画到里头，哎，是是是一张画，嗯嗯，这样画过来的，这是雍正时期发明的，就这种画画。嗯，说起雍正皇帝啊，他的造诣比乾隆还要高，文化审美这，对，为什么呢？他是四十五岁登基，四十四岁以前天天都是这事儿，全是最牛的人围着，那你当然不一样了。那四十多岁，那就这辈子都快过去一大半了。 前面的事情跟政治无关，他是登基以后才跟政治有关。他在登基之前，他一直回避政治，所以他身边的大量的帝师以及朋友都是这上面的专家。所以雍正为什么就是呃，清代的艺术品，雍正的时期最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有这么个强大的背景，就是他本身就高。雍正当年的那个那个玉批啊，就是制瓷器的玉批啊。 说的特别清晰，比如他说这个黑线要去掉，那个叶子要少画，这都变得非常具体了，对吧？嗯，这这个这个像这种印章款就这种方章的，都可以看到，是是都是比较正，工整，慢点原来清朝的皇帝都干这事儿去了。对，广美刚才讲，咱们能用它喝清酒吗？ <laughs> 是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小杯，多精致啊！这咱随便拿，你要在博物馆里，能不能都隔着窗户看？外面弄，哎，就非常精致。你想想。 真的是喝一杯清酒，尤其两个人是不是？互相在互相在在。 在在在心里有点事儿， <laughs> 所以啊， <laughs> 所以啊，你是说这个有有钱玩什么？对，玩到顶也就是古董艺术品了。对，那你就像刚才这马先生讲的，好，在中国这个过去一年这个艺术品这个市场五百多个亿，五百多个亿他还嫌少呢。嗯，可是你想，咱们这个中国电影高奏凯歌，年度票房也才一百个亿， <laughs> 将将过去，还还比不过这，这比比比这差远了。对，对，你像你像这样的一个杯子啊，就可以说一个大致的。 价钱哈，呃，这样的一对儿啊，这是一对儿，一对儿比一只要难得的多。呃，这个如果在二零零零年的时候啊，像这样一个杯子，不可能上百万，就几十万块钱就买到了。嗯，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最轻的啊，就如果说二零一零年这个东西如果拍卖，应该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它冲上它冲上一千万以上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非常少这种，你经常那天我就看他们这个杂志上登的，拍卖一个什么黄花梨的那个架子床，就卖出去多少呢？是四千万呢？四千万还是多少？你说这个，哎，他们现在也有些人就说呀，准备这个二零一零年呢，我看那些真正的这个呃收藏者啊，说准备退隐江湖了。嗯，那这个原因很复杂，对吧？其中一种原因就是说，你这个看得懂的买不起了。嗯。 这个各个社会上的这个热钱呢，一进入啊，好像他们觉得越来越不是爱好者玩的游戏了。马老师，你会不会把以前的一些，就像他文涛讲的，可能现在都越来越贵了。那可能有些东西你可能买不下手，你会不会拿你以前的收藏品？因为它可能也翻了几十倍了。那你拿旧的东西去卖掉再换？我我是这样，我我过去啊没有这种意识，就是比如这东西啊。 呃，我再碰见一个，我就不会再买。真正你要想这种收藏啊，你都是应该多买。你就这俩吧，我比如这俩书一百万买的，然后现在五百万了，我他妈卖一个，呃，我就把那个本捞过来了，还剩一个，是是这意思，对。但是我现在不大会了，因为我不大想搅到这里边。再说我这种这个能力搅进去，可能会只会受伤。 不会占便宜。 <laughs> 什么叫受伤呢？就是你，你这东西，比如说啊，一百万买的，你五百万卖的，理论上讲你赚钱了四百万哈。你拿这五百万呢去买一别的，回头一想还不如那俩杯子呢，对不对？还不如不卖呢。所以有时候少交易，就是它它不像股票，股票它是你很清晰你的财富是什么一个状态，是否增长了，这个很难说。就是你把这两个东西卖了，你理论上讲啊，我赚了四倍。 我买了，另外我买了一个这个回来，回来玩两天，一想，哎，还是我那俩碗好，这事儿他麻烦了。哎，反正到现在为止啊，我就感觉啊，将来不知道怎么样。现在为止，我感觉你只要是真东西，嗯，多贵的买了也没跌。 对，它不会是吗？目前那是不是说这玩意儿是真保值呢？投资你投资什么股市什么都没这保险呢？目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近二十年的这个艺术品市场中，目前肯定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画出图表来，可能是这个行业里的东西最活力啊。他们说啊，就跟说像就说这个市场，就跟像说北京的房子一样，说有没有泡沫？ 就不是真正好的房子，嗯，有泡沫，哪天可能就现了，这是吧？地方不好啊，或者质量不好，或者怎么不好？他说，但是你看北京真正的好地头、好户型、好房子，嗯，说这个硬通货，嗯，这黄梅有体会吗？啊， <laughs> 买房专家吗？我没有，没有，我只是我我我觉得呢，我的所有的消费跟我的欲望都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够吃、够住、够穿。 就好了，所以像我这种东西都太对我来讲都太遥远、太奢侈，我也我也不想去沾染这么好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沾染，它的那个代价实在是没错，太高了。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多了一招，就是多跟他们交朋友。 <laughs> 他们的都是我的，就拿来这是怎么把玩看， <laughs> 然后还在你家放着，丢了 <laughs> 这是你的事儿。对，这个很有意思。对，但是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就是很多过去的藏家都说。 退隐江湖不好玩了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就今天的审美很清晰的是，就是这个市场是个艳俗的审美，有的是中国文物非常有内涵，价钱今天还是能能接受。你比如你比如像这个东西还有肉可捡呢？呃，这几十万买的，这个是是三十八万四十八万三呃，对，我记不住，不是三十八就是四十八买的。你呀，哎，你想想这个价这个价钱，那今天。 说起来就是一个普通车的钱，对不对？买房子你连个厕所都下不来，而且这在艺术品呢，从艺术品的要求，两千年前的中国艺术，这是登峰造极的艺术，就做到这样了，是全世界范围也不能把动物做的如此的生动，而且它抽象过一次，还不是具象的，你看着它有生动，它又不是个具象的东西。 这个能力我们今天都是不未必有啊，就还是便宜了。哎，还真是，你想又又还是可以玩， <laughs> 还是可以。所以呢，加十万跟马老师买下吧。 <laughs> 加十万呢？啊，行，我先得卖我点什么。东西， <laughs> 哈买的这个记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它呀，也不光是个古董艺术品，现在就说这个整个收藏，不是现在调查还是全国七八千万呢。嗯，你说这是个小众的吗？这可真不小，不小了。而且呢，什么东西都是水涨船高。咱就说钱，还就真的就说钱，可以看看一个照片啊。当年的这个人民币，你看，一万元，呃，这个一九四九年的啊，第一版啊，这现在已经涨到了几百万。 它是一套啊，有有六十二张，一套有六十二张。现在呢，你看，呃，就已经涨，已经涨到几百万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四百万元嘛，人第一套人民币，这是全套六十二张，其中一张，光伟你见过吗？我们就刚建国吧，你们赶台湾，我们就发行这钱。哎。 <laughs> 一这钱当时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大，那时候一万就相当于一块钱。于一块钱，一块钱。呃，是啊。 但是，一块钱能买好多东西啊！嗯，币值大。那你当年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那个金圆券都到了什么程度？都几十亿一张，十亿一张， <laughs> 这都缩了好几下。挑着麻袋就就去去买米啊，都是。然后你看这个，哎，这个我特别有亲切感。这是五当年的五分钱呢，五五分钱的硬币，你知道到现在涨了多少倍啊？一万倍，乘一万，现在。 哎，马先生，这个造型不是现在还有吗？哎，还有，还有，还有板别。对对对，这是一九七六年的这个，还有板别，你你一看就不是内行，所以你老说我们家也有好多呢，没没用。 <laughs> 这个玩玩收藏啊，你说他们讲，就是说，你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到底是少数人玩的？ 还是说，你建议大多数人还是别凑这热闹呢？呃，我觉得啊，如果说那个统计数，就说有全国有七千万人喜欢这事呢，它就不能算太小数，占百分之五。呃，你看着说百分之五应该还是一个少数哈，但是。 中国什么事能占到百分之五的就算多少对百分之五很多但这百分之五是不是都在捕风捉影呢？呃捕风他我想百分之五应该就是这七千万人是影响到，比如家里我一个人喜欢那我们家里人都应该算进去了，大概是这么个状况。嗯，那就已经很多了，很多了。那么我觉得啊，就是作为移情养性啊，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兼或有点获得其他的经济利益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都会有这种情况。 财富主要是财富用不了，一定要有一个出口。对，你要想明白，这事最终都留到这上头去了。看来啊，留东西是个好习惯。对对对。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剩下就是生事，什么都留，就除了别留钱。 <laughs>